锵锵三人行，哎，文道、家辉博士，今天咱们先啊，呃，从研究对联开始。好，我们这个导演啊，给大家看，哎，一个这个今天的这个开题对联日本是大和民族，中国是炎黄子孙， <laughs> 横批有点意思。 <laughs> 而且你看照片，哎呦，这个这个最早看到啊，是我跟文道。 对，呃，前几天晚上在我家跟朋友们聊天，有个朋友拿手机说：“你看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个，说温州抢盐，你再看下边抢盐啊。至于到了这个现在，居然有那等这个义士啊，嗯，呃，一千五百袋盐自己义务的散盐， <laughs> 到大街上给人， <laughs> 就那意思，你们你们你们不要抢，就是这个颠三倒四。嗯，而且呢，这个听说好多段子，你们听说了吗？” 哪一哪一些？香港也有一些，你先说了。哎，你先说，我听听香港段子怎么聊。没有，香港是把去抢盐的民众称为“盲抢盐”嘛，嗯，因为广东话“盲抢盐”嘛，嗯，瞎子抢盐的，盲抢盐的。 一嘛，说香港人都是急性盲肠炎，急性盲肠炎。大大天就是大家一想，啊也对，因为我也有参与其中啊，你也抢了，对对，我没去抢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妈妈去抢，因为黄子华去抢，我这样说起来有点有点大义灭亲的感觉，把我妈出卖了哈，因为他去抢嘛，我本来懒得理他，我还以为他开玩笑，她短信给我。 第一个我完全不知道，原来我母亲已经进步到懂得用短讯哈， <laughs> 短讯给我， <laughs> 哎儿子快来帮忙， <laughs> 这样，长烟这样哈，然后后来去抢，然后我没理他一下哈，后来他两个短讯来，我就去了，我没有去抢，他去抢了哈，我下班之后开车去接他。 我想着说，一个老人家嘛，老太太嘛，七十多岁，一定是扛着两大包盐 <laughs> 在那边在路边等我。 <laughs> 那我就开车，爷爷，头工人的爷爷。 <laughs> 我就是这样想，结果我开车去到看我妈手上才拿了一小包盐，可怜啊，抢到这一点，买不到。他说人家限量呃分配哈，每人只卖一包，三十块钱这样。我我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我这个行业有关系了。 说是这个前几天，呃，一个讲座发生了这个人群踩踏事件，怎么了？然后呢，这个上去之后说为什么？然后奄奄一息的主持人说，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，我只是说了个下面请领导发言，他们就 <laughs> 红了眼睛冲上来，还有说什么卤肉饭涨价了， <laughs> 说是这个没盐的十五块，有盐的三十块，另外还推出。 高级含碘盐抗辐射皇家尊贵卤肉饭， <laughs> 名字叫咸死你， <laughs> 外送一瓶碘酒。 <laughs> 不，过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谣言啊，就所谓的呃，它的散布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？就是它符合了很多谣言的常见的那个模型、那个形态。那个模型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像抢盐。 为什么要抢盐的理由？它是不断变化的。你记不记得，一开始这个消息出来说，说盐是因为怕这个将来海水受到辐射影响，将来的盐不能吃了，所以呢，大家要抢盐。传到后来呢，又出现新的理由，就是说抢盐的理由变成了因为盐能够抗辐射。嗯嗯啊，你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很多谣言造成的这种群众行动跟恐慌，它都有个共同的模式，就是说，它这个行动是固定不变的。 但是这个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说法可以一直转变的。那他，你说他到底是一直转变，还是说同时有人发以不同的理由发不同的短讯？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哈，有人用这个理由，有人用那个理由，还有一个理由是说，嗯。 呃，说起来有点肉麻的哈，至少我是这样做哈。就是说收到一个短讯，那些说叫你去抢盐也好，去你说什么吃买那个碘片来吃也好哈，就是说最后一定有一句的，就是说请你把这个讯息传出去，给你爱的人，给你关心的人。嗯，那我一拿到这个短讯，我就。 扔了两秒钟了，哎，到底要传给谁了？ <laughs> 这样想了一下嘛，到底哪个是我最爱的人哈，就传。然后呢，那我后来听很多朋友说，就是接去感动他，觉得哎，我明知道那个短讯息是假的，可是我喜欢梁文道，我传给你；我喜欢邓文涛，我传给你，嗯，表示我关心你。 那是一种爱的宣言哈，可能是说有人为了不同的理由去呃去进行这个散播谣言哈。这个散播谣言，我就跟你说一个罪证确凿的，因为这个人抓住了， <laughs> 抓了这个人啊，抓了这个人，我说到底这是个什么谣言呢？我就让他们查，他原本讲啊，三月十五号上午。 在他是在杭州一个电脑公司工作的这人，他的这个网名叫渔翁，他的谣言他说他跟公安局的讲啊，说我就是看到别人转发给我的，我就转发。我那个时候手机短信息也收到英国 BBC 的消息嘛，是吧？菲律宾受核辐射影响了那个吗？他这儿说据有价值消息，日本核电站爆炸对山东海域有影响，并不断的污染，请转告周边的家人朋友，储备些盐、干海带，暂时一年内不要吃。 海产品， <laughs> 然后呢？这个，这这是其中的，哎，但是我觉得咱们研究这个谣言传播的规律啊，我就发现呢，它有偶然性。嗯，为什么有偶然性啊？你知道啊，现在有些这个标题党或者帮人伸冤的那种主啊。 这真叫这个有心栽花花不活，无意插柳柳成荫。有的时候他故意的想弄成一个东西，说我这标题够血腥了，但是很奇怪，你这往往反而传不出去，没没有什么影响。对很多事情，你比如说像这个盐啊，我相信啊，第一端也绝不仅仅是不是这个人，这个人你弄不清是怎么着。 所以你看，我为什么想这个问题啊？我就经常觉得有件事情很好玩儿，就是我我这一生啊，有个机会见证啊，有一个话或者有一种语言，它是怎么样传的？因为什么？这个说起来，家辉博士知道。 我给家辉博士教，我经常教你一个绕口令，你记得吗？班干部管班干部，班干部管班干部，班干部管班干部啊！ <laughs> 这个话呢是有一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上初一，我在呃呃自己嘴里嚼这个话，我发现老是拌钻，我就觉得哎这是个绕口令啊！我就这我就知道我是首创，对吧？这是你是发明，对刚干部，班干部。但是呢，到我大学毕业了，就是啊十好几年之后，突然我又听到。 别人教我说这个绕口令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有有可能是巧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的感觉，就你知道一个话原来是这样，嗯，就可是这个谣言还不一样，像谣言这种东西啊，它之所以能传播，像有的很血腥的、更更骇人听闻的谣言反而传不出去，是因为通常能传出去的谣言是打中了某些集体的心理，哎。嗯， 他是已经有一个外在环境，就欠这个点火这一下。 <laughs> 那这个谣言出来就是点火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呃，你刚刚说发短信、收发短信、收到这种东西怎么办？比如说最近很多嘛这种帖子，比如说什么呃日本是自作孽，其实呢他这个是做海底核试爆，什么什么这一堆，通常你用一点点科学常识跟政治常识就发现他过不了关的东西。 他也是最后说发给你所爱你所关心的人， <laughs> 通常到这一点上，我通常就会发。 呃，发回给原来发给我的那个人，嗯，然后告诉他说，我们要负责任一点，嗯， <laughs> 就不要随便再发这种信息。 <laughs> 我觉得这才是爱人的方法， <laughs> 真的。每次我收到这个，我都会发回去说，我们要负责任，要停止转发这个东西。这将成为未来你每天的日常工作。我天天都要干这事儿，对不对？哎，多这多少人呢？这个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我还想讲一个事情，就这件事啊，让很多人觉得很可耻、很可笑。我记得那天我们也是第一反应，觉得太丢人了。 说日本人买东西都还顾虑，着说哎呀，我们呃不能全买光了，这个呃这个草纸还得留给后头的人买点。那我们这儿呢，为个假消息抢盐呢，就抢得闹哄哄了。可是后来我回去再想啊，我就觉得这不能说是一个民族性问题，什么国民素质问题，也不能就当笑话看，而是我觉得他非常值得同情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社会上，往往会有这种谣言的接受能力。 或者会恐慌这种事的人，恰恰是很弱势的一群人，他恰恰就是处在一个社会上的位置，使得他没有足够的网络去接收足够的讯息，嗯，他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判断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，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。 所以在社会上造成这种恐慌，呃，然后看起来很可笑的这一群人，你不要笑他，你该分析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底下，使得他欠缺讯息、欠缺网络，还有活得不自信。你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一个有钱大老板，他会去抢盐吗？他不会。为什么？就算他信，他是囤积盐的，对，就算他信这回事儿。 他也觉得他大有本事，大有能力，他不担心，派他手下去抢盐。可是这样就这么说起来，我妈就我不能理解嘛。我在我心印象中，我母亲一点都不弱势哈。我们很佩服她愿意把当天的打麻将的牌局退掉去抢盐哈。这背后的心理，的确了，可能她也是恐惧哈。 <laughs> 现在让这小老百姓冤呐！你买买二十年的盐， <laughs> 现在要退啊？是退怎么能退呢？人家说盐没有质量问题，谁给你退？ 但是呢，你看中国人还有很有意思。我记得我在一个毛丹青这人，我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吧？我在他写的一个文章里就见到啊，他引用好像是李泽厚先生当年对中日之间的一个对比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你看这次这这么多盐的这个。 呃，段子好像说是什么什么，中国第一次抢盐风潮发生在哪？发生在公元前二百零二年， <laughs> 当时项羽说无盐见江东父。 <laughs> 那你看，大家全在这个娱乐，我就想起他引用李泽厚先生讲啊，他说这个中日两个民族啊，日本民族啊是个悲感民族。 悲感民族，这悲感民族呢？你看他其实他就是认真，他碰到一个灾难之后啊，他很郑重，很认真。他但是中国这个民族啊，是个喜感民族，说天大的乐感，呃乐感，说天大的灾难，也就是几个段子，稀里糊涂一笑了之。 <laughs> 哎，咱们现在再来一笑了之一下。你家里有车吗？非常抱歉，没有啊。那你有大房子吗？ 也没有啊，没车没房，来相什么亲啊？虽然我没车没房，但我家有很多的食用盐哦。听说有了盐就可以娶媳妇回家了。我们快点骑，抓紧去抢。但是我给你们讲点真的啊。 很多这这照这个阮先生的说法，很多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情， <laughs> 不实际上都存在着联系， <laughs> 对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次这个抢盐，你觉得是这个是那个？实际上，据我打听到的情况，最早的谣言据说是从绍兴一带。你看刚才咱们看在温州抢盐，而且在温州台州一带抢的厉害。最早啊，是从这儿起的。嗯，实际上在那同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浙江的游资。 在盐业股上面表现的极其异常。嗯，你看我这都有数字啊。十六号食盐抢购风潮引爆后，十七号 A 股市场上相关股票集体暴涨。云南盐化呀，开盘就涨停；还有这个蓝泰实业盘中涨停，就连涪陵榨菜都都那个大举上涨。然后呢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全天换手率啊，这股票换手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六。 受益的是一大早买入盐业股的这个游资，成交的龙虎榜显示，当天炒作盐业股最疯狂的正是游资，而这个游资主要就来自浙江那边，有很多资金，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出口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两件事也是按照阮先生的这种态度，它 <laughs> 是有关联的。我的谣言是，这玩意儿是有预谋、有组织、有 <laughs> 计划的，浙江的游资他们搞出来的，有没有可能？ 那那可能性当然有，了，可是就科科学推论来说，你这种只是相关的推论，就说同时发生这个事，就同时发生对，同时发生了这个什么股票的交易、讲价等等哈，你还没没办法去证明那个因果的关系，而且说到最后哈，当初去发这个消息的人，能不能保证产生这种效果也说不准。 这个部分推理的部分呢，中间推论的部分还要找证据才能成为证据。所以我说啊，这种分析现在这种分析太多了吧？比如说，我觉得这还欠一个，我也来散布一个谣言。我老说这个东京电力其实是我们潜伏的人， <laughs> 就是要搞搞你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还有那个，你比如说五五十壮士这几天。 很都是说很感人呐，很感人呐，就是五五十五十壮士，就是日本那边坚守在那个地方。我听到种种说法，说为什么选择的都是老人，因为他们已经过了生殖期。 <laughs> 然后又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 <laughs> 说是因为这怎么着，反正就是坚持战斗，受到辐射。有些人说可怜呐，回到家之后都主动不跟老婆小孩一块儿睡觉，对吧？就是有些人确实受到这个呃辐射。对，可是网上又有人分析说。 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嗯，说最早好像是从英国还是美国的一个网站上发出来的，说是不是有五百壮士？日本方面。 到底有没有承认？但是今天文道说日本方面好像前天就已经出来开记者招待会了嘛。他们目前为止一开始说是五十人左右，但那个数字不明确，大概他们是十五人为一班轮班的进入这个高危地带工作，但总数五十。那后来有很多人是自愿加入，目前总数应该是在三百左右。那这个是已经证实的消息。我觉得今天中国还有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有时候我看到。 很多人会写东西去分析这个是不是假新闻，其实就连这种分析也都是假的。 <laughs> 你说，呃，讯息不公开是一个。 那另外一点是说，过往也的确中国人看的太多的假假消息了嘛哈。假消息，从学历到样品到牛奶，这个那个哈，几乎无一不假。对。所以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说，你先假定是假的，那是最有利的做法哈。对。那最保险的做法，在这个大环境，在中国网络大环境里面，你没办法对人有信心，没办法对人有尊重。 我觉得这个啊，还不光是中国，这个东西啊是人性里的一个东西。你比如说，像是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，这还是日本大地震，关东大地震。呃，对对对，但当时叫什么材料就说呀，这个呃，就是日本报纸啊，有的日本报纸就发布说，这次我我们也听到可能是真的啊，说富士山火山爆发了，喷喷发，是甚至说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，而且呢，当时你知道。 有一些人捏造谣言，这个谣言呢说什么呢？朝鲜人触犯神灵，是朝鲜人触犯神灵，地震是天神的惩罚，甚至还说社会主义者和这个旅日的朝鲜侨民纵火、嗯，投毒是吧？结果造成日本的右翼团体啊就行私刑，抓了很多朝鲜人，对，甚至好像说也有一些华侨，对，杀了是的，行私刑杀了很多人。你看，这就是这种谣言到到最后啊，会变成一种。 同仇敌忾啊！对，来真的，关东大地震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转折点。就是说，其实，在关东大地震以前，日本啊，可能不一定就会向后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。关东大地震基本上是摧毁掉了很多日本左翼的一个一个一个土壤，因为在那个地震期间呢，那种极端的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非常非常强烈。 那么当时甚至把就像你讲的，把很多社会主义者、把很多外国人都当成是一个罪魁祸首来看待。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？就的确像日本，今天看起来秩序良好，它其实仍然有很多问题。像东京电力就是过去一个不断隐瞒事实的、很不可信的一个机构。那天加藤说 <laughs> 最严重的、最坏的结果，说不定东京电力这次就倒闭。那他活该啊！但是问题，东京电力本来就很糟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呃，我觉得这仍然有个程度的分别。呃，日本。 的确也会有很多的谣言制造出来，历史上也非常的可怕。但是我觉得他经过很多学习之后，今天比那个时候啊已经好的太多了。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要分析的倒不是说，我常常讲，我们不要去谈什么民族性、国民性，我从来不信这些说法。我们应该谈的是，在什么样的环境、什么样的条件下，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反正啊，你像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，我就有一个感觉。 照说呢，咱跟这日本，你甭说，你甭管以前什么，你侵略过我们还是怎么怎么着啊？但是呢，日本说就说要对他现在出口的这种食品呢，或者什么进行核辐射的这个检测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日本要说检测合合格，我吃，因 <laughs> 为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文道刚从日本回来就跑北京去吃日本料理，我没吃啊， <laughs> 我就是看到日本料理的广告觉得很可笑，还好没吃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最近大家不是都怕日本海产吗？嗯，而就在这两天，日本也越来越验出很多的，的确出口食品是有受到辐射污染了，已经。 那么，于是呢，北京呢，我就发现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挂出个招牌，说我们进口的食品保证不是日本来的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香港原来是保证 <laughs> 是日没错没错。到了香港呢，香港也是一样，有一家很有名的，就每年都去抢购这个蓝鳍吞拿鱼的这个呃回转寿司名店。嗯，保平常就说每天这个货怎么样从东京新鲜运到。 最近他就跟记者说：“大家放心，我们有一个月的急冻食品 <laughs> 冷藏。”就我觉得一下子啊，大家都打出原形。可是我倒是很勇敢的，因为我很。 很非常变态哈，我有那个叫呃日本菜鱼生啊，沙须米的呃缺乏恐惧症哈，我每三天不吃我就坐立不安，真的 <laughs> 对，每三天啊，真的。 <laughs> 没我经常每三天下班啊都要开车去日本店买回家一堆沙须米哈，我倒是继续去吃，那前所未有的享受啊，以前在香港吃那种回转寿司店很很急的嘛，人挤人。 急的什么一样？现在位置空空的，然后五六个 waiter 服务员的包围着你哈，所有东西就 围在你面前，也不用回转了，因为其他地方根本没有人，没有回转， <laughs> 不回转了，就停在你前面啊，让你来。哦，原来回转寿司的意思是一直回啊，你没去过，他就在你回转，用机器在那绕，做好了放在上面。对，现在很过瘾啊，几乎是我坐在中间，然后那个东西围着我一个人来转。 <laughs>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啊，是去吃沙西米的最好的时间啊。哎，所以你看哈，这种你在这个时候哈，你要是眼光清醒。 你要是有这个独 <laughs> 独立眼光，就往往你就其实我就觉得啊，盲从的人最后大多数都是吃亏的人，嗯，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跑的人。可是呢，你也不能否认，我那天看见一个数字啊，就是你讲这个中国，你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国民的呃情况下。二零一零年做过一个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的这么一个调查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字幕。 中国科协的调查嘛，二零一零年的时候，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二七，仅相当于日、加、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二十年前。我觉得你考虑任何问题啊，你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基础上，很多当年陈毅。 你知道吗？说是重视知识分子，当年的陈毅顶着压力，在这个知识分子大会上给知识分子鞠躬啊。当时陈毅都说了，说上亿的民众愚昧啊，说这么愚昧怎么能行呢？我们得发展科技，我们得怎么？问题是这百分之三点二七有科学素养的人根本就去制造假鸡蛋了， <laughs> 地沟油， <laughs> 这么具有科学能力的东西，是这帮人也跳出 <laughs> 你这东西就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